锵锵三人行，今天呢，先来给大家看看车啊。说有一个瑞士富豪，那装了一辆车。我倒觉得呢，他这个车呀，在欧洲呢，很被人瞧不上。 <laughs> 但是我认为呢，在中国会很有销量。 <laughs> 你们可以看一看啊，这是个花了多少钱改装这个车，两千九百七十万。 <clears throat> 瞧见没有？红色黄金梦。你现在看见的是外表，对对吧？你再看里边。 真金，这可是这是真金二十四 K 金，全变成这个真金。你再看下边哎，你看到没有？在这个欧洲啊， <clears throat> 对，被大家耻笑。 <laughs> 因为没有美感是吗？哎，我觉得没有 <laughs> 这个，你觉得妹妹们喜欢吗？ <laughs> 这蛮像我家里的菲佣，也是改装过，哎，不不一样。但是你信不信？ 今天会有中国富豪喜欢这个款，就把它买回去了。呃，你就在，他不会买回去，就在家里仿仿制嘛。 <laughs> 富豪都改 <laughs> 仿仿仿造嘛哈。没错。对，像我看一让我感觉就是暴发户嘛，应该是哈。这样不然的话，不用这样来第一个炫耀，第二个自我安慰啊。这告诉全世界我有这个能力。不过也很难讲了。比方说我认识了香香港一些有钱人哈，嗯，很有钱的哈，超级有钱，偶尔会玩这种游戏。 把一个东西非常炫耀，问题是你弄出来之后你怎么用它？假如说暴发户的话，可能改装之后真的开，而且到处开，而且碰到人家就告诉你，哎，文涛啊，我要花了多少多少钱，可能是讲。那那些有我那些很有钱的朋友，甚至是贵族啦，因为家里传统都是几代的有钱人，他就是爱玩，弄出来之后他根本都不开，丢在家里的车库里面哈，所以。 有这个东西不表示你有一样的心态哈。是吗？我们以前碰过这个台湾有个专门选美的那个大王，他就把他们家马桶变成二十四 K 金。是吗？这样是实用吗？ <laughs> 就自己每天使用的时候觉得很满足，就是这样打造钻石啊、黄金在上面。要是有个男人这么样的有钱，你知道我我是实际的，我是实际的金牛座。以前台湾有一个广告，就是登在那个大楼大厦上面，写说。 呃，Will 某某某 Will you 呃 Will you marry me？就是你要不要嫁给我？就是整一版可能是这个 I F C 这样包下来的一个广告，大家就在想这个男生是谁，这个女生是谁。就这样新闻炒了一个礼拜以后，发觉原来是彩券公司告诉你说，如果你中了一千，就是你来买彩券中了几千万以后，你就可以做这么浪漫的事情。然后我就说，如果我男朋友中了一千万，然后去包了那个，我就不会嫁给他。你那一千万不留着，我们买个房，买个车， <laughs> 去做什么浪漫的广告？所以这不是，这不是 我这钻石王老二， <laughs> 这这对我不不搭啊，就不实用。对对对，不实用。所以说啊，这个幼婷还是比较 <laughs> 比较务实的，比较务实，对，比较当起玩儿。而且呢，我为什么说先先看看这个车呢？因为呢，就是我又想起这个郭美美了。 <laughs> 说郭美美前一阵又闹出什么车呀，给人撞了还是撞了人了啊？什么又打官司啊？而且说在网上还开店，结果这个网民们就骂他嘛，就号召大家什么？ 这个拒买，这倒不不要紧啊，我倒是说啊，红十字会今年募集四十一个亿啊，有个新闻，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这名儿倒挺有意思，叫赵白鸽 <laughs> 白鸽，哎，白鸽透露，这个郭美美事件导致个人捐款很少，对，你说这个就是因为这个一个人。 而且他们说以后要建立那个新闻发言人的制度，这样以后可以公开透明，然后记者有管道可以闻到红十字会的消息。我们就说郭美美应该要去。 <laughs> 但是你你所以说我就我就我就想起啊，就说是我又想起美国前一阵说一百个富豪写信给奥巴马，说应该给我们富人征税，国家经济这么困难啊，你你又不要加这种人。 <laughs> <laughs> 主要有一个重种事。前一阵我又听说啊，四百个富豪又写信了。 就是给奥巴马说为什么不给富人加税？我们富人愿意加加税。哎，我这是不得不想起一件事儿啊，就是贵族家辉刚才讲这贵族这两个字儿。我现在啊有一个呼吁，就是说啊，贵族这个词儿。 在中国的各种媒体、广告、商业文案当中出现的频次之多呀，可能是史上之最。可我的呼吁就是大家都摘下来吧，对吧？谁摘下来，说明谁还要脸。你要不就是，你还要不要脸？就是贵族是神马意思？嗯。所以呢，我想咱们从这个词义开始。是。咱们这个要讲到主持啊，我们有一位前辈，现在是我们节目的编审李一平大姐。 呃，李玉萍大姐是中国改革开放后最早的主持人，也是我进凤凰的这个引引路人啊。她很支持咱们，给咱们找了一个材料。我看到这份材料之后啊，我准备谈谈这个概念。咱们先看看啊，这个这个这个一个一个词儿，这个在英文里边，贵族。这家辉可以解讲解一下啊。 这贵用普通话吗？ <laughs> 讲广东话。 <laughs> 没有贵族嘛，这要其实贵族啊，你一般是用形容词，这很明显形容词嘛。我们看到哈，不用我练了，我练你也听不懂哈。 <laughs> 出身高贵的。对，那那个高贵高尚的，很辉煌的。可是我我没几次去查字典，我光是看这个，我觉得会不会还差了一个定义？ 应该是有传统的，对，啊，有传统。因为假如它作为名词啊，我说真的是说它是贵族啊，不是很贵，呃呃，不仅是形容词哈，应该是有个传统的嘛。你第一代的有钱人。 也很难说贵族了，暴发户、富豪。嗯，之后呢，你有几代下来，而且怎么样？有传统之后，你要有个外面的荣誉跟肯定。是，在欧洲是王家嘛，贵族嘛，或者说你加入某个会哈，非常 exclusive 啊，非常排外的，很小数的精英的哈，几代下来，你才能勉强称为。所以，我有一个概念，我觉得我弄清楚了，嗯，什么是贵族呢？ 生的伟大，死的光荣。这 <laughs> 对我们这儿讲刘胡兰，我跟你说，刘 <laughs> 刘胡兰也是一种贵族。怎么说呢？按照这个他刚才讲的这个血统论来讲，刘胡兰按照贵族血统论来讲，不能说生的伟大，但是他死的光荣，对吗？他他他死的光。那么我要说的意思就是说，按照过去这种血统理论来讲啊，就是你的生身，你就是有传统的。 有传统的，一生就是名门大族、名门望族，对吧？而且有有多多多代的这个传承。但是呢，很多情况下你讲啊，这个这个，为什么讲死的光荣？我给你举个例子，咱们可以看一张这个照片啊，这个这个，这是当年呢，这个英国很有名的，打败了拿破仑的威灵顿公爵，嗯，的蜡像， <laughs> <laughs> 威灵顿公爵的蜡像。说威灵顿公爵。 当年有个著名的事儿，打仗的时候啊，老爱到前线，炮火纷飞的这个第一线，然后不怕死嘛，还有身边的人呢都很担心，说你要这样，你留下两句遗遗言嘛， <laughs> 是吧？威灵顿说，我有什么遗言？我的遗言就是，后来的人也要站在这里， <laughs> 你知道吗？可是你知道，这是不怕死啊，这是训练出来的。他是哪儿啊？现在中国有的父母亲呐，多少钱就要上这个。 贵族学校伊顿公学，嗯伊顿公学，那就是培养所谓贵族学校。可是呢，去了之后发现呢，蛮不是那么回事儿。 <laughs> 是啊，这个生活过得太差了，你知道吗？好像忆苦思甜，睡硬板床，每天就是吃不好。你看威廉王子就是这样了嘛，对吧？他是贵族，但是他得从军，他当的兵比谁都多，他要去打仗，他得要有马术，他还要有这个举止得宜。 对啊，所以我觉得大家是我们只看到贵族的好，所以我们在中国说我们贵族，我们就可以有特权啦，我们可以穿金戴银啦，我们可以就是。 优于大家之上，但他没有想到这个贵族的养成背后，你要付出的责任是什么，或者是你的训练是什么？我们只拿了好的部分。所以中国可能没有贵族啊，只有贵俗啊，很俗套的俗， <laughs> 那富富贵嘛，那也不一定贵哈，只有贵族很贵的俗。所以说我倒是听过关于贵族的话，有一句我最喜欢的，也非常心里向往的，就说什么叫贵族呢？就说。 你除了吃饭跟做爱自己做哈，其他都有人代劳的哈。你能做到那个境界，这是贵族了啊。那我看文涛比较接近 <laughs> 贵族，没法接近。但是呢，我觉得咱们可以做到有点贵族气质。是，比如说呢，你看他这篇文章就讲说，这个好像是张爱玲曾经写过一个上海的这个电梯工。嗯，说这个电梯工啊，每天呢不把这个衣服啊穿得整整齐齐，打好领带，穿好衣服，梳好了这个头发。 他是不会去开电梯的。嗯，你看这个讲究，你不能说他是贵族，但是他透露出贵族的气质，是是不是？对，特别这种这种气质，因为我刚去了上海，有个活动，我这是完全深有感觉。我去北京或者说中国其他城市没有看到的，在上海街头啊，老先生、老太太、中年人哈，你看他，还看到他是穿的干干净净。那干净不是豪华，不是富贵，是得体。 看他很干净的，穿个夹克，走在路上很优雅的。我觉得上海就是有这个传统。呃，有件事我就弄不明白，为什么这个就是英国的这个贵族啊，欧欧洲的贵族啊，他能一直好像保持着这个范儿，这个传承。但是你看中国历史上啊，中国有点什么贵族就腐烂，有过不了俩朝代就腐烂。他这个腐烂是他的周期性的这个这个命运。你看八旗子弟。 满清当年，他最后就弄成提笼架鸟，知道吗？抽抽大抽抽抽抽大烟，就变成这么一些人。但是，一开头，你像这个，我就说最近我就老看这个魏晋南北朝的这个东西嘛。呃，南朝有一个这个梁武帝，梁武帝到最后呢，这个这个侯景之乱，这首都南京被人打进来，打进来，他这个贵族啊，最后就烂到什么一个程度，叫肤柔骨脆，皮就是皮肤都脆了。 骨头都软了，站都站不起来，所以他就往往这个这个呼这个死在仓促之间。就是说，咱赶快逃啊！他这一晃悠，死了。你甭说打仗了，就完全就就他就变成这么一种，平常走路他都不自个儿走路啊，就这么架着走。哎，你看，他往往呃，甚至到最后一个呃一个贵族就是要要骑马，你说你在外边打进来了，骑马这这还是南京的一个什么官吗？看第一次看见马。 好家伙，马这一叫啊，吓得浑身哆嗦，说这是虎啊，这怎么是马呢？咱们去下广告，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 咱们这个幼婷眼里的孙子， <laughs> 不是眼里的这个 <laughs> 是吧？眼眼里的贵族啊，是一个人的孙子是吧？是谁呢？蒋蒋中正的孙子，哎，是蒋中正的孙子。蒋中正的蒋，对对我知道蒋友柏。蒋友柏，我的一百分呢？对，他们。他不写了一本书叫《悬崖边的贵族》吗？ 所以你知道，这贵族在台湾就没落了。他在他们家的情况之下， <laughs> 而且他得他这样写这本书，就是告诉你说我从小受到什么样子的关注跟教育，以及这个我妈妈告诉我我的爷爷有多伟大之后呢，我必须要怎么样的举止得体。可是现在到了台湾，这些变成我的负担，因为我没有办法。我在创业的过程中，每个人都认为你太有背景，所以呢，你必须要更加的鞠躬哈腰，你必须要更没有身段。 但是这跟之前的教育又是不一样的，所以这是他在讲这个挣扎，所以在台湾就是你知道，就是说要真是咱这讲这个词义，这个传统上讲，讲这个贵族啊不好当的，所以千万别贴什么贵族。你知道这个，我为什么说刘胡兰有贵族气质啊？刘胡兰做的事情啊是不能要求老百姓做的，嗯，那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，那就是以身为国，就是死，这在古代啊。 他是认为精神至少是个，就是精神上有这个贵族气质。你看过去咱们这个古代讲，今天咱们讲的这个小人呐，实际在古代指的是一般老百姓，是相对于君子来说的。后来咱们把它说成这种道德败坏人，你是小人，实际老百姓都是小人。你像古代的那种，就要求什么呢？精英其实是一种一种精英啊，真正的贵族说为国为民。 舍弃生命的，那是那叫英雄嘛？英雄哎，对，我还是没有听懂，因为你说他有贵族气质哈，可是我听起来那是英雄嘛，很壮烈、很悲壮，为了国家、人民、老百姓，没没没没没错，我就跟你讲这个，我跟你讲黑泽明的电影啊，你会更容易明白这个。你看黑泽明的电影，你就知道这些个武士啊，嗯、气宇轩昂的，在那里。 这武士身边那些穿这个兜裆布、破衣烂衫那帮老百姓，你看都是那个就趋利避害，是吧？哎，见见着什么就跑，哎，就是那种自私，有点自私自利，那就是古时候说的这个庶民、庶民、小人，对吧？就是你们这是老百姓。真正这种啊，身担大任，对吧？呃，视死如生，这是武士阶层。武士阶层，就我觉得有点类似于我说的这种，就说贵族，他是个。 一部分人呢有极高的这种呃特殊要求，一般老百姓你很难达到的。对，我们可以这样来看哈，他贵族作为一个制度哈，可能在某些社会有，欧洲有，日本有，中国不一定有了，现在没有哈。可是他作为一种身份，贵族是一个身份啊，我认同自己是贵族，别人也认同我是贵族，那什么意思呢？这身份的时候，我知道有些事情我不做的。 有些朋友我不交的，是我甚至只跟我的也是贵族身份的人谈恋爱、结婚什么哈。我觉得从身份那个角度来看，贵族。那现在我们看到啊，中国不管有没有钱，觉得自己有贵族精神什么哈，可是很多事情他还去做嘛。 就是说，几乎来者不拒哈， <laughs> 所以，所以这个，我觉得贵族这个贵族精神啊，跟英雄的差别在于说，呃，贵族精神他觉得有些他的身份，他身份他要维持的，他不做的，他有种骨气吧，就是说有有所不为，有所不为。那种让荣誉那种可能很细微的，比方说有些东西他不吃了。 有些空间去做的地方，他不做的，他觉得不够他的格，有破坏他的身份，有种期待哈，有种有种呃呃规则，有种礼仪在那边。当然，假如作为一个制度的话，更是可以卖了。我们说没落的贵族可以卖的啊，在英国在法国可以，我把这身份卖给你，我认你做干女儿、干爹、干儿子、干弟弟等等啊，他是可以卖的啊，更因为他维持他的身份。那这个制度在中国当然。 比较困难嘛，是，但是呢，中国，你发现现在这个媒体上啊，比以往什么时候都爱聊贵族，对不对？看来这是一种什么？其实他们说啊，你是呃，是富啊，富而不贵嘛。可是呢，人富了呀，他自卑的人呢，下一步就想着贵。你知道吗？他希望你们被尊敬，被尊敬。但是呢，光靠钱，他希望把钱再能换成贵，对不对？可是他这个换法啊，他没学到。 是，可可是，在换法，香港人就占便宜了。有没有看到香港很多爵士啊？特首郑应权的什么？郑应权爵士。我们那个无线电视台邵玉夫邵爵士。爵士啊，爵士。当他有了这个身份，他就是开始进入贵族的门槛。所以呢，他不管当了什么高官怎么样，他一定要维持爵士。 一定要称称称呼我，不然他不高兴了。你看，郑郑英权一定要称呼他爵士，他才高兴哈。哎，又廷，你比如说，你要是见了一个呃名名门之后哈，哎，这是一个，你看啊，他们纽我听他们纽约的讲啊，外国人也是狗眼看人，也不叫狗眼看人低， <laughs> 也有这也有分啊，也有分。他就是说，你比如说，一个伦敦呢，有四种不同的英语。 有些就是贵族血统，互相瞧不上。你比如伦敦，他们那边讲啊，说这人到这儿摆阔是吧？他是花老钱还是花新钱？Old money 定还还是 New money？老钱还是新？你花老钱的，大家尊敬你；你花新钱，就是你的钱是刚挣的，你呀暴发户，大家不尊敬，就瞧不上的啊？是这样？哎，花新钱的，你看那个电影《铁达尼号》《泰坦尼克号》，那个大胖子，那个女的，就塑造的是那个形象，她就属于花新钱的。 你要照这么说，中国现在都是花新新人民币了。 <laughs> 哎，我就说，假如你碰见一个老钱这样家族里出来的这么一个后生，吓死！你真敢嫁给他吗？吓死！我就是那个铁达尼号的 Rose，我就是那个不嫁贵族要跟 Jack 跑的那一个， <laughs> 吓死了！这跟现在我们也是说，台湾现在很多大家说所谓的豪门小开，他们也是。 都是传承的，就是说贵族，我想大家现在想的不是一代的问题，一代绝对不能贵族，一代再有钱不叫贵族，贵族是传承的，他一定起码两三代、三四代以后，他的那个有一个系统下来所以那样的家庭太多繁文缛节啊，你这怎么见妈妈？然后呢，你应该要有什么？甚至他们也会要求你的协同啊。 他们我也听过这个，我有朋友跟我开十个条件，什么你要硕士，因为我他儿子也是硕士，你要三家清白， <laughs> 三代清白，三代清，不可以有犯罪记录哦，不可以有什么倒被人倒钱啊，借钱啊，什么都不行啊， <laughs> 然后第三。 没有遗传疾病，包括癌症，因为癌症是遗传，基因要干净。这玩意儿英国王室都不行。 <laughs> 对呀，你讲到第三条，我就不要听第十条，太可怕了，这是，这是某一种的筛选。没错，所以我都怀疑，你知道吗？ <laughs> 就是中国人就别聊这个，你包括台湾、香港，我都怀疑，你什么贵族？中国人民三代以前都是农民， <laughs> 是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 但是，我就说，我看这篇文章，我觉得虽然贵族传统必然没落了，可是呢，它也是个人类文明遗产。是。它不意味着咱们啊不能从这个里边啊得着一点做人的美感。你还是可以熏熏陶。你比如说，有些就是人的这个洒扫应对，我觉得有些教养。呃，你比如说在断头台上，他讲嘛，当年这个路易十六的时候，这个路易十六的王后先上断头台。 踩了刽子手的脚一下， <laughs> 对不起，先生。 <laughs> 他包括路易十六上台跟大家讲两句，是吧？说我清白死去，我原谅我的敌人，但愿我的血能平息上帝的怒火。所以为什么在呃两个世纪以后，呃法国总统密特朗在纪念法国大革命两百周年的时候，真诚的说路易十六是个好人，把他处死是个悲剧。 哎，我就说啊，人在这个生死之间，仍然能够有这样的，甭管他是冲胆大的还是什么，他这是一种气节啊，教养，教养，我觉得是一种，就是这个自制啊，长期。你像你像我，那肯定还要放了我吧，放了我。 <laughs> 这就贵族要养成的，贵族怎么养成？我是活生生非常幸运碰过一种贵族，OK。 <laughs> 你碰过啊？碰过。我在我心中他是个贵族。那一位就是白先勇。 白老师，啊白崇禧的儿子，对他们家哈，当然是军人出身。可是他从小哈，都在豪门之中这样的出路嘛。我看跟白老师去吃饭了，我觉得贵族其实中一个本领是什么？懂得欣赏，懂得要求。 去到任何一个饭店，他看这个灯，看这个杯子，这样。然后你知道白老师嘛，非常优雅嘛。过去，哎呀，家辉这个好美啊，这样非常优雅哈。 <laughs> 我觉得在我眼中，不仅那个东西好美，连白老师都是美的。然后他要求的什么样的筷子，什么样的。 盛什么样的菜，用什么样的盆子哈？我觉得，你贵族嘛，我们刚说哈，有所为有所不为，要养成哈，选朋友，选吃的，甚至那么细微的东西哈，他都看得重。所以白老师，我觉得是贵族啊，他也写了最后的贵族嘛。你像也有这个新钱的，像你像比尔盖茨，虽然不算贵族对吧？但是呢，他做出了有贵族这个追求的事情，呃，把财产全部。 做善事，对吧？哎，他赚到一定程度，因为过去他们很难理解，说就说美国人为什么现在这么多富豪给总统写信，主动要求加税，要不中国人看这不是二吗？是吗？但是呢，他就有这么一种或者是清教徒的精神呢，它是一种什么？就是一种贵族精神，要求社会要接着下来为您播出《珍宝总动员》。